赞助，叶修摇了摇头。赞助属于商家的商业行为，他们通过赞助也是要有收获的，所以他们会看中的都是强队、有话题的队、受关注的队。挑战赛本身受关注的力度就小，挑战赛里的队伍在赞助方面是很少有收获的。星星能收到这种意向，却是一个例外。 虽然有很多人眼中星星不是个强队，但星星不缺话题，而且越来越受关注。即便是这样，却还没有哪家已经着手开始赞助星星显然，只是星星目前的程度，他们觉得还不够。因为商家需要的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持续的关注度。在挑战赛里能保持这一点的，只有一种可能：赢取 最终的胜利。而这一次挑战赛里有嘉世战队，如果真能取得最终胜利，那么所受的关注和以往的挑战赛绝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而星星前期所受的关注，事实上也和嘉世有很大关系，是嘉世的存在烘托起了这一次挑战赛的含金值。朱仙目前在挑战赛中的表现平庸，虽然同样有嘉世这块试金石。 但是际遇应该和星星一样，至少也把家事干掉，那才有招来赞助的可能。陈果的这种推断不科学。不过从这个角度，叶修却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：诛仙换了老板，战队俱乐部就好像一家公司一样，当然也可能被买卖。诛仙战队如果是被收购了。 而且收购他的又是一位有钱的金主的话，那么忽然一夜之间有了家底儿，那也是极其有可能的。想那么多干嘛？孙哲平这时候说话了：“既然看出来了，就做好心理准备，到时候战胜他们就是了。”哎，也没别的办法了。叶修点头。摸不清诛仙战队的真正实力，那么连有针对性的备战也无法进行。 贸然安排，反倒有可能弄巧成拙，所以这一周星星的训练内容就是做好自己，努力提高自己，以不变来应万变。诛仙战队的选手这些天也继续在酒店还有网吧训练区出入着，和星星的诸位遇到也都带笑招呼一声，看上去一团和气。这时候网吧也就他们两支战队在出入。 另有一支，下一场对手是家世，早就放弃了。趁着还有一周的包吃住，这对撒开了在 B 市旅游。网吧这一边一星期也没见来一次。转眼比赛日已到，《电子竞技周报》一周双刊，周一刊是比赛日后，正好介绍比赛内容，对结果进行一点点评；而周五刊是比赛日前。 所以多一些杂碎消息，以及一些热点赛事的备战情况和预测。挑战赛包子虽小，却也有肉，该写的东西倒是分毫也不缺。晚八点，线下赛比赛场馆，每周进行的比赛越来越少，但观众却不少反增。星星战队从选手通道入场后，正朝自己的选手席那边走去，就见哗一下。 他们选手席后方一段距离的观众席上，打开了一条宽阔的横幅，“兴欣必胜”，然后就见坐在那儿一堆人纷纷呐喊起来。咦，陈果意外了一下，之前虽然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星星的支持者，但是却没见过这样有心的，倒是叶修的私人粉丝团有凑着堆的一起加油过。 想不到星星现在终于也有粉丝团了吗？陈果心里小得意，结果下一刻就在相邻一段的观众席上，哗一下也打开一条横幅，写的却是“诛仙必胜”。无论横幅的大小还是字体的美观，诛仙这一下却都把星星给比下去了。他们那边一团观众也是得意洋洋的朝星星粉丝团那儿扫了几眼。 而后也开始大声呐喊，顿时把星星粉丝团的音量也给压下去了。但星星粉丝团的玩家似乎并不畏惧这种挑战，跟着也大声呐喊起来，其中也开始夹杂一些诅咒和骂声。后来骂着还不过瘾，手里乱七八糟的杂物，比如空矿泉水瓶什么的，开始朝诛仙那边砸去。这一下。 诛仙的粉丝团好像就有些招架不住了，他们并没有进行这种武器上的还击，甚至之前星星玩家的恶语相向的时候，他们还嘴的也是相当的少。星星粉丝团正得意洋洋他们的胜利时，结果现场维持秩序的保安已经冲过来把他们给包围了。陈果看得大为着急，连忙跑去想要协调一下。 结果就见保安将星星的粉丝们严肃警告了一番后，又将刚才带头进行投掷攻击的家伙从人堆里挑了出来，要往场外请。这下星星粉丝们顿时又不干了，各种哗然。结果那保安又说了什么后，骚动渐渐止住，出头鸟离开，不过不是被带走，而是被另行安排了个位置。 四强赛的上座率虽然不错，但毕竟挑战赛影响有限，场馆里还是大把的空位。这位出头鸟被孤零零的扔到一片空位置当中。而诛仙战队的粉丝团呢，现在脸带胜利的微笑，好像一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似的。陈果看得极为不爽，不过叶修一瞅就知道，诛仙这粉丝团是有经验、有组织的。 他们有观看这种比赛的经验，知道该如何掌握尺度。星星的呢，看来就是野路子了，搞出这种扰乱秩序的行为，当然会有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出来阻挠了。诛仙战队人这时候已经到了赛场，也看到了刚才的一幕，随后望向星星战队这边的时候，无奈的笑了笑。比赛双方的选手席都是挨着的。 结果这次双方就各有了粉丝团聚到他们背后，比赛还没打，双方就已经发生了争执。这星星和诛仙还只不过是普通相遇的一组对手，没什么过节，可想而知，如果是联盟中那些有夙愿的战队相遇在一起时，粉丝之间是如何激烈斗争了。选手们进入选手席落座。 而后，诛仙那边就有人站着朝后边的粉丝那边说着什么，看起来是安抚大家的情绪。陈果一看，自己也不能差呀，随即也站起了身，面前身后，而后看到这些饱含期待的面孔，一激动却又不知说什么好了。结果就见那粉丝堆里有一人张牙舞爪的朝他挥手吆喝：“大姐头，大姐头，是我啊，是我呀！” 结果还没怎么样呢，立时就有保安十分戒惧的冲了上来。那人身子连忙朝后缩了缩，但仍冲着自己猛指：“我呀，田七呀，田七！”啊！陈果呆住，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。结果其他人早已经学着田七使劲在那介绍自己：“会长，我是冷影残，我是天外飞鬼，龙虾小子，大气浪子，韩鬼。” 是你们，陈果一下子脱口而出。这一个个的名字他并没有见过，但却一点也不陌生。这些人全都是星星工会第十区的成员，是最早一批加入星星、跟着白手起家的成员。那一批工会成员，现在有一些也已经冲到了神之领域，有的继续加入了星星，有的到了神之领域之后就打拼新天地去了。 但是也有一些，他们留在了普通区，在这里继续游戏，比如从月轮工会转来的田七、月中眠他们几个，他们原本就是神之领域的老玩家，第十区开放后来了新区，因为对于普通区而言，最终结果殊归同途，都是要到唯一的那个神之领域去。 所以说，在荣耀里换一个新区重新再来的，除非是立志只在普通区不去神之领域的，否则没有什么意义。田七他们又不是俱乐部公会的，来普通区没有什么建设发展使命，所以会来普通区，就是因为不想在神之领域混，打算只玩普通区的。作为老玩家，他们的水平当然比普通区那么多的新人要强一些。 随即也就成了星星工会的骨干。骨干嘛，当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。四个放弃了神之领域的家伙，当然不会对神之领域有好感。受他们影响，星星当时第十区的工会里，留在普通区没去神之领域的人还是挺多的。而此时一起跑来现场助阵，正是这帮人。陈果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哪里人。 但是此时，他们全都聚在了他们星星战队的身后，成了他们坚实有力的依靠。你们，陈国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哽咽了。他本是一个和生人能很快打成一片的自来熟，可是此时面对一群熟人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叶修此时默默站到了他身边，那些玩家看到顿时激动啊！ 叶神看，叶修由于离开普通区太早，所以这些人他倒是不怎么熟悉。不过田七总是认识的，而且认识的相当之早，比认识包子还要早。小月月他们呢？叶修笑着问田七。哈，慕云深、浅生离他们太远了，不方便过来。小月月那不在那儿呢吗？田七说着往那边一指。 那个因为率先扔矿泉水瓶砸人，因此被保安带走，扔在无人区幽禁的家伙，原来就是月中眠。哈哈，居然是你们啊！这时，陈果身边一道人影忽然一下就起来了，包子站到了座位上，朝后边的新人玩家们热情打着招呼。哦，包子，你个傻逼！众人轰然叫道：“叶修是大神呢！” 他们面对着，总有感觉有压力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但一看包子，顿时就亲切了。包子是彻头彻尾星星公会里混出来的，和这些人都熟得很。哈，一会儿啊，看我干那帮家伙！包子指着旁边诛仙战队的选手们得意道：“一挑五，敢不敢？”星星玩家们大叫着。